This is my dream. 香港网络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会以国语进行广播，敬请留意。宁静时刻，悠扬美声。 结束忙碌的生活，好想静下心，情听一首歌。音乐不打烊，音乐不打烊，Tony 庄制作。 今天在音乐会客室当中，Tony 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这位朋友呢，他很特别。他或许呢不是用音乐、用歌唱来让各位朋友来认识他。他很特别，他手上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玩具。那这个小玩具呢，在他的身上呢，后来呢成为一个台湾发光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表演艺术的外交。那。 他是台湾溜溜球达人杨元庆，为什么找元庆到节目当中呢？因为上次呢，Tony 在新北市政府的一个会议当中呢，看见元庆呢他在台上的表演哦，觉得非常好。他的表演呢不同于这个单独的溜溜球的表演，他也加入了一些戏剧，还有他的一些表演艺术的一些呃 know how 在当中哦，所以呢，我觉得他很特别，所以呢特别邀请他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认识我们认识的杨元庆，元庆先打个招呼啊。Hello，Tony 好，然后大家好，我是杨元庆，今年二十二岁，我是个溜溜球的街头艺人。嗯，元庆真的很赞哦，哇，上次看到你的表演呢，真的是非常的强悍哦， <laughs> 谢谢谢谢，非常 tough。嗯嗯， <laughs> 哎，你几岁当街头艺人？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当街头艺人了。十七岁哦，嗯，哎，所以你的第一张街头艺人证照在哪里？ 呃，其实我第一张是在台北啦，嗯，但那个时候我在南部念书，所以，呃，我是就是跟别人一起表演。OK，所以你今年几岁？今年二十二岁。二十二岁，所以街头艺人呃五年了。嗯，五年多了。五年多，嗯，全台湾都跑跑遍了。也还好啦，东部还没有去过。 <laughs> 哦，东部还没有去过。哎，所以很特别，十七岁就开始玩溜溜球。嗯，可能更早。呃，最早开始玩溜是八岁的时候。 八岁啊，嗯，小学二年级，哎，那很好奇哦，想问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八岁喜欢溜溜球？你其实就是看同学的哥哥在玩溜溜球，那我就会觉得，哎，这个玩具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因为正常来说，绳子绑住的东西丢下去，它应该会直接弹上来，但它却可以在下面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是这玩具很神奇，然后我就我就。 就迷上，情不自禁啊！是自己喜欢上溜溜球，还是家人带你去上课啊？自己喜欢，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溜球课程， <laughs> 而且我我住蛮乡下的地方，就是资讯不发达，那个时候也没有 YouTube，嗯，所以就自己看秘籍啊，然后顶多买个录影带来看，还还还在看录影带的时代。 <laughs> 嗯，OK，哎，最近有什么样比较特别的经历吗？或者是荣誉？ 最近吗？可能这也不算最近吧。去年四月的时候，我有跟国家去非洲演出，这样子。呃，是哪一个非呢？中非、北非。你去三个国家，好像有中跟南，嗯，布吉那，哎，布吉纳法索、斯瓦季兰跟甘比亚。哦，所以等于是跟国家的外交一起出去做全球外交。嗯，哇，真的很特别哈。呃。 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会特别来介绍杨元庆他从小到现在他的人生经历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束忙碌的生活，好想静下心情，听一首歌。 大家好，我是天韵合唱团的男高音黄国威，您正在收听偷昵庄主持的《音乐不打烊》。 台湾溜溜球达人，可以说他是另类的台湾之光杨元庆。元庆呢坐在我的身旁，好像最近才从非洲回来。去年呢？嗯，对，去年。去年好，这最近的一次很特别的经历。对对对对对，是跟外交部的长官一起去。其实是跟马总统去啦，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提总统好不好这样子。 <laughs> 嗯，不，他也是我们总统啊。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就跟他一起。 去访视我们的邦交国，嗯，然后就看到了台湾其实很幸福的一面，嗯嗯嗯，因为那个时候就马总统一出国，大家就会吵啊，为什么油价要涨了什么的，嗯哼，但是我在那边看到了油价比台湾还要贵很多，哦，嗯。 台湾可能三十几块，那在那边就是四十几块起跳。嗯哼哼。甚至像那个时候也在炒网络吃到饱啊。嗯哼我们台湾网络吃到饱可能七百块、六百块有人喊贵，但是在那边你要网络吃到饱可能是两千多块的事情。嗯哼哼。嗯，一个月还一个月两千多块。嗯。那边还有网络吗？对，有网络。那边还有 Facebook。这去了多久？嗯，去了十一哎，十八天。哦，也蛮长的。是十一天还是十八天？一段时间。嗯。 OK，哎，其实偷偷问一下，跟总统出去啊，住的吃的好不好？嗯，如果是以台湾的标准来看的话，是普通偏好，但是我在那边会觉得我们在吃的就是王品之类的那种感觉。哦，对，因为那边的就是生活水平很落后，他们可能。 嗯，要喝水的话，自己去水井打水啊。然后，除非就是像我们有经过，他们可能才会发水下去给大家喝。但是我们却到饭店，却有鱼啊，有肉啊，有酒啊，有可乐可以喝。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很幸福，而且我完全不敢就是吃剩，因为我觉得如果吃剩的话，就对不起他们。 <laughs> 哇，真的是很特别的经历啊！我想这次经历也也是让你很很特别的回忆哈。嗯，很特别的回忆。 好，这段时间呢，我想要来跟袁庆来聊一聊啊。袁庆，你从小你是哪里人？我是台南人。台南人，嗯，从小就在台南出生。嗯，台南新营出生。哦，OK，OK，OK。那一定要问一下，为什么会跟溜溜球有关系呢？嗯，你自己小时候听说是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溜溜球？八岁的时候开始接触溜溜球。为什么？ 嗯， <laughs> 就是同学的哥哥在玩溜溜球啊，我觉得很好玩。嗯，然后就会觉得这有玩具跟一般的玩具不一样， <laughs> 就是其他小朋友就玩弹珠超人，然后战斗陀螺陀螺啊。 <laughs> 那我就会觉得我对溜球情有独钟，然后加上其实台湾有好几波的推广啊，比如说像小旋风溜溜球。 超速悠悠的溜球，其实那那段时期我都有在玩溜球，只是退了流行之后就没有人跟我一起玩，我就觉得嗯这么好玩的东西为什么就大家不一起玩这样子？后来就发现了，哎，其实台北还有一群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就继续玩溜球，而且他们玩的比我还要好，然后我就会自己。 搭车上台北跟这些人取经，在我国中的时候，嗯，我国中特别从台南到台北来，对对对，跟他们就搭搭自强号啊，哎，有时候没位置，我还要一个人站四个小时， <laughs> 就为了上来跟这些玩家一起玩溜溜球， <laughs> 哦，真的蛮特别的，嗯，哎，所以你的溜溜溜球的开始是因为小时候同学在玩，然后同学的哥哥哦，你就觉得很好玩，就一起玩，但是但是小孩子都会有段时间。 呃，退流行嘛，嗯，但是你就觉得溜溜球不会退流行，继续我觉得这很好玩啊，为什么会退退流行？ <laughs> 对不对？可能有新的新的玩具出现了啦。新的玩具哦。不过呃，我发现你的溜溜球不太一样哎，有点像扯铃的，好大一个，那是特殊的吗？比较现代的溜溜球，就经过改良的，因为比较像扯铃的溜溜球，它比较容易做线上的招式，就像扯铃一样。它会不会比较不好操作？ 嗯，一开始学会比较有困难，因为它的嗯零件比较大，那绳子可能要产生摩擦力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要花很多时，我大概花一个礼拜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新型的溜溜球。嗯嗯嗯，因为它需要一个不一样的动作把溜溜球回收。哦，所以溜溜球会随着时间时代。 不断的更新，对啊对，就跟手机一样， <laughs> 真的。那可不可以讲一下八岁的时候早期的溜溜球是什么样子？用用稻草做的吗？还是没有啦，没那么夸张啦。 <laughs> 我那个时候玩溜溜球已经已经没有所谓的什么木头做的溜溜球了，因为最早是木头做的溜溜球。那我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十字钢珠，利用钢珠抓抓住轴心的力量，让溜溜球卡住。 然后接着在旋转的时候会产生离心力，钢珠会离开轴心，所以会旋转。所以从我开始玩溜的时候，溜球的时候出现了空转的这个招式，就溜球会在那边转转的这个招式。然后直到我高中的时，哎国中的时候才出现金属轴承的溜溜球。哦，嗯，那溜溜球就可以转的比一般溜球还要久，可以做更多的招式。哦，哎，所以。 这样子也看你的改变哈，嗯嗯，嗯，就是不断的变革啊，越来越好。嗯，那现在这个材质是什么呢？现在你现在用的这个在吗？么材质？铝合金七零七五。哦，铝合金还有七零七五。嗯，我我也不知道那个七零七五是 <laughs> 是怎么来的，好像是某一种型号的的金属，然后这种金属比较不容易变形。嗯嗯嗯。OK。 呃，其实呢，后来好像呃，溜溜球爱上溜溜球之后就没有离开他了嘛，就一直到现在。嗯，一直到现在。呃，那国中还特别跑来台北 PK 哦。对啊，对啊，没有 PK 啊， <laughs> 就是请教啊，就是取经。哦，嗯，呃，那你你的高中国中时代都在台南？嗯，都在台南。哦，后来就到了，现在在台北，台北艺大嘛。对，现在在台湾艺术大学。哦，台湾对，对不起，台湾艺术大学对，念戏剧系。OK OK，哎，怎么会念戏剧系呢？ 其实以前我像我阿妈是个农人，那我爸爸是老师，后来还当了校长。其实他们都很 care 我的成绩，会希望我以后可能可以当个医生，最好是妇产科医生，因为讲出去很好听，然后又赚很多钱。但是，却因为我在高中做街头艺人的关系。 我觉得表演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嗯哼哼。那我就跟我爸爸说，我好像不适合念书，我想要学表演。嗯哼。所以就跟我爸爸说， <laughs> 我想要考看看台艺大戏剧系。哦，嗯，OK。其实也特别，因为你有特别的记忆嘛，所以你很容易就考上了。因为也还好啦，我很拼呢，其实很拼呢。哦，学科也是要很学科也很拼啊。哦，OK。所以也是很高分啊，不是因为溜溜球的关系进。其实溜溜球有加分。 因为台艺大有看才艺表演，那我是我我最后有问我们班上同学，我是那个那一个梯次才艺表演成绩最高的。哦，那当然的啊，这个你怎么十七岁就开始磨练，哎，我想聊一聊你当时啊十七岁，嗯，第一次去街头表演的。 一个回忆还记得吗？嗯，还记得，还记得，非常鲜明。 <laughs> 不过我觉得这蛮好玩的。我们待会呢就来聊一聊啊，你从街头艺人开始啊，嗯，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好不好？好好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呃，来听听音乐。现在听的音乐呢也很特别，是元庆呢他在表演的时候的音乐哦。我刚刚听过以后啊，真的也蛮特别的。呃，其实蛮多不同的 style，那我相信呢也融合他的表演有一个很好的享受。那我们来听听啊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Mumble number fiv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Everybody in the car, so come on, let's ride to the liquor store around the corner. The boys say they want some gin and juice, but I really don't wanna a buzz like I had last week. I must stay deep, cause talk is cheap. I like Angela, Pamela, Sandra, and Rita. And as I continue, you know they're getting sweeter. So what can I do? I really bag you, my lord. To me, flirting is just like a sport. Anything fly, it's all good. Let me jump in, please sing in the trumpet.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 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 Mambo number five. Jump up and down and move it all around. Shake your hand to the sound, put your hands on the ground. Take one step left and one step right. One to the front and one to the side. Clap your hands once and clap your hands twice. And if it looks like this, then you're doing it.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 fire. <laughs>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a little bit of Erica by my side, a little bit of Rita's all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na's what I see, a little bit of Sandra in the sun, a little bit of Mary all night long, a little bit of Jessica, here I am, a little bit of you makes me your man. Mambo number five. 好小小的溜溜球呢，也能够成为台湾的光芒哦。在我旁边呢是杨元庆，街头艺人杨元庆。嗯，Hello， <laughs> 大家好。呃，元庆其实上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节目哦。嗯，其实还好啦，就是累积经验啊。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也是你很喜欢的街头艺人。嗯嗯嗯嗯嗯，对，你自己怎么会当时想要去当街头艺人呢？ 其实一开始是被朋友拉拉着去爱河做街头表演，爱哦，高雄爱河，嗯嗯，因为我们在高雄有个溜球聚会，那结束之后我们就全部移动到高雄爱河去做街头表演。那那时候就是反正大家嘛人多势众啊，就聚集观众，然后一个人表演一段。然后接下来谢幕的时候，我发现哎，竟然会有观众会有投钱给我们。那我小时候就其实十七八岁的时候就。 梦想自己能不能就是不花就是家里面的钱，嗯，然后结果我就看到钱这样进来，我就哎，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存钱，然后买我自己想要的溜溜球，嗯这样就不会对不起我爸爸这样， <laughs> 嗯，哦，那个时候是高中，嗯，高中高二，不错，高二就有这种想法，很不简单的，很好，所以第一次的表演在高雄爱河，嗯，OK。 那后来呢？就去考高雄街头艺人，其实没有考啦。后来台南也没有，也没有。 <laughs> 后来你你的第一张街头艺人证是哪里？就在台北，台北市。因为刚好就考上了台湾艺术大学， <laughs> 那我想说，哎，以后四年会会在台北念书。 <laughs> 那我在台北做街头，一定要有有一张证照，对啊，因为总不能就像高雄那样单打独斗啊，然后躲警察这样子。嗯，哦，所以你经过那个躲警察的时间啊。 嗯，其实还好，那高雄其实没有抓很严，应该不太会。那个时候比较不，那个时候我现在不知道啊，但现现那个时候是没有。呃，曾经有碰过这样吗？溜溜球溜到一半，然后警察来了。就算有的话，就是哦，有有一次。 有警察来， <laughs> 但是我们有人有证，那我们其他人就当观众，对对 <laughs> 对，假装当观众这样，嗯，然后就过了，嗯嗯，OK OK，所以那个时候就在高雄爱河边开始玩溜溜球，嗯嗯，然后一直到台北，台北就是因为台北艺大的关系，就考了台北世界台台湾艺术大学。 哦，台湾艺术大学，为什么一直讲台湾 <laughs> 台北艺术大学？因为，呃，Tony 呢，前几前一阵子呢，刚好采访了这个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啊， <laughs> 所以呢，常常两个学校搞不清楚。不过我相信台湾艺术大学也是相当有特色的，嗯嗯嗯，而且他也在板桥吗？对，在板桥。OK，所以当时没有考虑考台北艺大吗？有考，但是我还没有拿出溜溜球的时候，教授就说来下一个。 哦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系，然后我就觉得，哇，我最重要的球还没拿出来，那你就否定我了。哦，我就我就想说，嗯，我以后有有一天让你们后悔。那你应该亮出来你的那个一些照片啊， <laughs> 或一些资料给他看，跟马马总统的照片。那那已经 <laughs> 那没有，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啊。 <laughs> 哦，OK，你现在几年级？现在大四，已经四年级，好快啊。对对对，在在再再过不久就毕业了。还所以还再读研究所吗？ 嗯，没有，但是我还有学校的教育学程要修，哦，所以哦，可能还不会，还会继续在在台北。对对对对对，你以后会回到家乡去吗？其实比较不会，比较不会哦，在台北这边。其实讲到街头艺人，我我我想你应该第一张是在台北市街头艺人吧？嗯，所以在台北的街头表演是你的开始。嗯，那呃，我我相信台北打赏金也比较高了。嗯，跟南部比是差好几。 十倍吧，嗯，那个时候会觉得真的差蛮多了，差很多。现在也是这样，因为我也有南部的 <laughs> 表演表演证，真的差蛮多的嗯，那呃，在台北街头表演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都在哪里表演？嗯，曾经有在西门啊、淡水啊，但最多在新一区。 哦，华纳那边，对对对，OK，呃，其实我也常在华纳，嗯，我看到那些照片，看到照片啊，看到我在后面人家照我的背影，其实是有道理的啦，因为我不喜欢用正面对人。哦，真的？ <laughs> 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私底下再跟你讲。 <laughs> 好，后来街头艺人表演之后，哎，也不错。其实今天来到录音室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朋友，哦这位朋友也是呃，元庆他现在的朋友，ViVi，嗯。 <laughs> Hello，大家好，我是 B B。 <laughs> 对，哎，B B，你是不是也看过他在街头的表演？ <laughs> 跟他去表演过吗？有，常常跟着他到处跑。嗯，到到处跑。嗯，对。哎，其实那个你你怎么认识他的？哎，就是刚好遇到，基本表演的时候。 不太算是，但是好，这个其实不太能讲，但是就是在意外的状况下遇到他，一个巧遇啦，一个场合。那个当下我其实不知道他是街头艺人，我只是听他说啊，我们是哦，你不知道他是街头艺人，对我那时候不知道。OK，所以你也一路上看到这几年也看到袁庆他的改变哦。嗯，对，就这一年来就变很多，感觉都不一样。哦，表演的技巧呢？还有表演的技巧的话，因为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的。 溜溜球表演的感觉就是比较柔和的，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跟音乐一起，所以给人家的感觉是柔和的。可是他现在有越来越多变的趋势。嗯所以，嗯，因为他有一个溜溜球动作会跳来跳去，让人家很觉得很像是小精灵在跳舞。那现在呢，感觉已经开始变得不太一样，已经变成说一开始是柔和，现在是活泼。我觉得他有在改变他的表演方法。 哦，我自己都不知道。有 <laughs> 呃有有不断的进步哎，其实袁信那次上课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不要成为最棒的，要成为无可取代的。嗯嗯嗯，这句话一定有你的心声吧？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嗯，就是嗯，你要怎么做才能让每次想到溜雪都会想到我这样子？嗯。 那我就一直在想，因为我溜球到底要怎么跟一般溜球怎么有什么区分？因为大家其实对，包括我以前对溜球的认知就是音乐要懂之懂之懂之懂之，但是我因为上了艺术大学，然后学了戏剧，然后碰过很多剧场的东西，看过很多戏跟舞蹈的演出，那我就觉得溜球不只是懂之懂之懂之，它可能可以有更不一样的的面相。 嗯，所以我就一直朝这方面一直做努力。哦，其实也是跟你所学的戏剧有关哈，嗯，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学以致用，嗯，把这个灵魂再放在你的表演当中，嗯对我想，我想真的很特别。哎，其实我看你的照片有一张啊，我一直有一张好像是这种姿势的，哎，这个姿势透过广播要怎么形容呢？它就是 P S Y 嘛，啊，那种姿势， <laughs> 呃，嗯，这这是新的表演吗？ 那是一个跟观众互动的桥段了。哎，我觉得你那观众也很好玩，他也跟你一起。嗯，因为我会叫观众跟着做啊。一开始可能做一些很简单的，可 <laughs> 能举右手、举左手之类的动作。 <laughs> 但当他变我变成那个动作的时候，他就非得跟我一样。 <laughs> 那那个时候就很好笑，哦，真的很可爱。嗯，所以你在街头表演也常常跟街头的路人互动吗？嗯，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感受吗？我觉得这跟就舞台表演不一样，因为我可以很近距离跟他们做互动，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看到他们笑，然后听到他们掌声。嗯，我就觉得那个那个是在单纯的舞台上面无法感受到的魅力。嗯哼哼，哎，其实你在街头表演的时候呢，你你也很多的，你也很多特别的技巧会跟呃街头的朋友互动。嗯，你说街头艺人吗？ 对，你在当街头艺人的时候，街头表演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表演内容会跟街头艺人互动？比如说溜溜球就放在他身上啊，或在他身上围绕啊。哎，我现在有一个蛮酷的互动，我会请观众用手就抓住火柴，接着我用溜溜球旋转的速度去让这个火柴点燃。哇，成功了没？嗯，有啊有啊有啊，已经常常在用了。嗯，常哎蛮想看的，下次去华纳的时候。 好啊，我带火柴过去。 <laughs> 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有火柴啦， <laughs> 对吧？因为现代人也不可能口袋里面会有火柴啊，对啊。好，OK，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在我旁边是杨元庆，台湾溜溜球达人。元庆，打个招呼吧。Hello，大家好。好，这段时间要跟元庆来分享哦。就是我知道你在前几年有到中国达人秀里面，嗯，然后成为这个好像是认证的溜溜球达人嘛。哎，其实也还好啦。 <laughs> 去这次露营的呃一个过程，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验？其实还蛮好玩的啦，因为可以看，因为也是第一次到大陆去录电视的节目。那其实 <laughs> 要怎么讲嘞？你怎么去的？是坐坐飞机去的？这呃，就他邀请你去吗？嗯嗯，他邀请我的，就发通告，而且很赶，就是他这个礼拜打电话给我，那我下礼拜人就要到上海去录这个节目。 嗯哦，非常赶，而且那个时候我台胞证啊，还护照没有过期，嗯，不然我就呃去不成，不好意思这样，嗯，然后我记得我是第三季达人秀第一个去录这个节目的台湾选手，嗯嗯，然后那个时候就被问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嗯对我上台就说，哎，我来自台湾，那主持人就很故意的就问我说， <laughs> 你是不是来自中国台湾？ <laughs> 然后我说，那。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然后我就说对宝岛台湾，但是后来在播出的时候，他把我那个宝岛台湾剪掉了，所以我就留下那个对，然后就后来就被台湾的网友就跑啊说，嗯，问你不是台湾人吗？为什么你要说你是中国人？哦，嗯，我真的引起了攻击哦，有啊，那个 YouTube 下面超多回应的，呃，脸书里面啊，就是 YouTube 哦，OK，OK。 哦，那那次的表演有来自全中国各地方的好手，嗯，没错。有没有跟你一样溜溜球的？没有，只有你一位。嗯，大部分是哪哪哪方面的技艺的？其实很多诶，他很杂，什么杂技、杂耍、唱歌，甚至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顺口溜啊，那些都会出现。哦，所以你去看到是不是跟台湾不一样？是不一样，是就是风土民情也不太一样啊。真的哈，对啊，大开眼界嘛。 看到中国哇，就是他们的笑点跟我们不太一样啦。笑 <laughs> 笑点笑点对，讲话的笑点是吗？嗯嗯，跟我们不太同，而且那边的观众比较好去讨好，嗯因为他们就是对表演接受度很高，嗯，不像台湾就可能已经胃口有点养大了，我们可能要做到十分才会让观众鼓掌，但在那边可能做到三分五分，他们就觉得很棒了，嗯嗯，OK。 所以你其实也是因为参加这次中国达人秀，然后一炮而红嘛？那也算是全台湾的人都看到这个台湾之光溜溜球溜到大陆去。嗯嗯嗯，对，很好。呃，其实我们再聊一聊，你还有一些舞台表演的经验嘛？那是不是舞台表演跟街头表演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嗯，我自己会觉得舞台的表演就是观众就已经坐定，灯光跟音乐都帮你准备好了，那你就是上台接受掌声。 嗯嗯，但是我觉得街头比较不一样的是，你一开始从没有观众到有观众，到观众最后会给你鼓掌。嗯哼，那我觉得那个成就感对我来说会比较大。嗯哼嗯，那舞台的话，我觉得舞台就是一个让我去嗯累积经历的一个地方。嗯哼，但是如果是累积实力的话，是在街头，因为我在街算是在街头慢慢成长茁壮的，磨练起来的。 嗯，从哦，就是说你，所以你你你这样，我这样听起来，你对你对街头的磨练比较肯定嘛？嗯嗯嗯，就是在街头的磨练很扎实。嗯嗯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觉得街头的表演啊，它必须要从。 零开始，因为旁边没有观众，嗯，那观众他要驻足就不简单了，嗯，驻足之后还要投钱，哇，这个简直是，而且你的能量就是不能松懈，嗯哼哼，你一松懈，大家哦，你没表演了就走了，嗯嗯，但是在舞台表演，就是你松懈，观众还是坐在那边帮你看完，嗯哼哼，嗯，所以你当时呃，在这个整个溜溜球的街头表演的时候，你你也特别选择去华纳嘛，嗯嗯嗯，是特别选择去那的吗？ 我觉得那是台北比较适合做街头的地方吧。嗯嗯嗯，像因为像淡水现在要抽签，然后西门町西门町要打电话定位置，那我觉得嗯为什么街头艺人要定位置？嗯哼，我是街头艺人，那我就东西拿一拿，到一个空地开始表演。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一个街头艺人的该有的样子，所以就选择去华纳维修那边。OK OK，所以所以呃，好像也有同学在那吗？还是朋友？ 同学比较少，因为我们同学都戏剧，不像我就是有溜球这样子的特殊才艺。你是不是你们班上唯一的街头艺人？算是哦。其实我我知道台湾艺术艺术大学的学生也蛮多街头艺人的，但是都是学长学姐比较多。哦，呃，那所以你在学校也是相当出名的。我，也还好啦，因为我们台艺大本来就不大啦，像一个高中一样。哦，所以而且你你是大一就有街头艺人证嘛？嗯。 哇，那在学校一定是风云人物。嗯，还好还好，就没怎么亮出来这一张， <laughs> 还 <laughs> 还 OK 啦。嗯，对。呃，其实我我刚刚听到你分享这个舞台表演还有街头表演的不同哦，我觉得每个表演都有它不同的地方，也有它的好处。嗯，那我自己我我我自己怎么看街头艺人呢？我觉得街头艺人是凭实力的，嗯，而不是说像我们在音乐上啊有很多音乐的艺人哦，他或许只会唱歌，嗯嗯，那。 唱歌其实唱不好，也有办法让你变得好。嗯，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哈。嗯，那街头的表演呢，就是要现场做，你也没办法作弊。嗯，真的。然后要把音乐做出来，要把表演做的扎实，而且要让人驻足，驻足愿意拿钱出来。拿钱不是那一两块钱，而是拿一两张，嗯 <laughs> 或者一叠，对不对？上次上课你有讲吧？对对对。 <laughs> 哎，你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研究呢？这方面吗？就是互动驻足。 打赏，我觉得那个街头表演的节奏很重要。嗯哼，嗯，你就是你的节奏非得要一开始可以慢慢的，但最后就啪啪啪啪啪就要结束掉，很快在一个最高潮的地方结束掉，那观众就会啊，暂时被你那个最高潮就是可能就是脑袋空了，然后觉得你很棒，然后就会把钱投出来。 <laughs> 哎，那天上课怎么没讲这段呢？嗯，这段很重要。 哦，可能可能好，下次再再分享好了。 <laughs> 嗯嗯，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抽象，嗯嗯，那不一定每个人都懂。哦，大概听得懂哈。 <laughs> 呃，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听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好，溜溜球达人杨元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最后的时间呢，想跟元庆继续再聊一聊街头表演嗯所遇到的一些状况。好了，嗯嗯嗯，自己在表演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啊？经历吗？要怎么讲呢？啊，讲那个狗狗的事情好了。 <laughs> 嗯，狗狗狗啊，小狗吗？就是，哎，它是是很大的狗，但它的名字叫 p u p p y 然后，记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是跟他一起表演，因为他进来，然后他对溜球有反应，我每做个招式，他就会叫一声，然后就做到最后就招式很快，然后他就汪汪汪，然后观众也看得很开心。但是现在就变成说，我只要在表演的时候，它主人就要拉住它，不然它就会冲进来，然后就会打断我的表演，对吧？然后我觉得做街头可以做到认识一只狗也是蛮厉害的。 <laughs> 这只狗是明星狗吗？ 也不是啊，他就是常常会，就是主人会带他去遛狗这样，在华南那边遛狗，嗯嗯，也有在西门町遇遇到他哦，所以他都认识你了，嗯嗯嗯，狗已经认识你了，狗认识那个球，狗跟那个主人都认识我，嗯，就是就是那只狗，很明显它只要一靠近我就开始闻我身上身上有没有溜球的味道， <laughs> 真的，嗯，然后就跟你示好吗？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就会扑向我啊，然后叫啊什么的都会，嗯嗯，哎，其实呃。 袁静今天旁边有一位好朋友 Vivi，呃，你好像曾经有一次有一个表演也很特别，是什么 ALED 吗？对，因为嗯，那也算是第一次看他上舞台表演的那个溜溜球，然后他是跟 TS 火舞团一起表演。他之所以很特别，是因为像袁静平常表演都是在有光的地方，大白天，但是他那个地方是只有。 只有灯的地方，就是只有办法看得到灯，因为是全几乎是全暗的，所以你会看得见它的 LED 灯在闪烁。那它就会闭，然后它也会用的是 LED 的溜溜球。那基本上我从来没有看过 LED 溜溜球，只有他有用过。哇，好炫哦！就是溜溜球会会这样子闪光，炫光灯。对对对对对，那是我自己做的。哦，你自己做的？嗯。 怎么做的？很好奇。嗯，因为以前我高中是学就是理科的，那我就对电路板那些比较有兴趣。那我在台北，有的时候，比如说下雨天没办法做接头， <laughs> 太无聊，就会去西门町买一些材料，然后回家研究这样。 <laughs> 嗯，哇，真的蛮特别。哎，其实我好蛮期待看到的。那那个表演上会不会用这样表演？嗯，其实还好，就是在。 那个舞台上面，尤其要配合 T S 火舞团，因为他们有个造型，我必须要戴墨镜表演。但已经很暗了，我还要戴墨镜，那我常常就是会找不到我要从哪里出去，我是戴墨镜玩溜溜球，因为墨镜外面有贴 L E D 的灯条。哦，嗯嗯嗯，就是一个造型。那那，你那个时候溜溜球有没有在跑？你知道吗？啊，知道啊，知道啊，只是就是不知道。 在我还没开灯之前，我不知道要往哪里走， <laughs> 因为地上也没有什么荧光马克，所以这个很特别。B B 当时也在旁边吗？嗯，对，我在旁边看。很棒的表演哦。对，因为你们不不会想到说，在晚上就是黑暗中，你可以看得到那些光在闪烁，在移动，而且也因为是在。 球上如果是白天看，你看不太出来球有没有转。可是因为它有装上灯，你就很明显的看到那个球变成一个圆，就是球上的灯变成一个圆弧，就很漂亮，很漂亮哈，让人觉得很棒。哎，其实我听的都蛮想去看的，看这样子哇炫光灯的溜溜球表演，蛮特别的。还有还有机会吗？有啊，还还一定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其实像这样的表演。 如果晚上在街头表演也很炫的，嗯嗯嗯嗯，确实，但是在在街头不会戴墨镜啊， <laughs> 不然那太暗了。o k 好，我想呢也请袁青来分享一下你自己当街头艺人嘛，嗯，你也经历过街头艺人的一些过程啊，嗯，有没有什么自己心路历程要分享？我先来问哈，很多人会关心街头艺人的收入啊，嗯，你自己当街头艺人最低的收入曾经。 最低是怎么样？每天就挂蛋吗？没，最低有，其实挂蛋就是可能到现场，然后就下大雨。嗯，对啊，那曾经比较好一点点的，可能是到现场呢，表演了一场还没有结束，然后就开始下大雨了。 然后有的观众就觉得啊，哇，这个街头艺人好可怜哦，就给了二十块钱。 <laughs> 真的？对，然后就二十块，可能买杯什么可乐就没有了。哦，所以拿到那个二十块很感恩哦。 <laughs> 对啊，对啊，就回家，很开心。捷捷运可能还不够付啊。嗯哼，很多人会觉得街头艺人会赚很多钱，你自己怎么看？嗯，其实街头艺人就是在靠体力、靠时间在累积那个金钱的，所以虽然可能你会可可能从。 一些其他的声音听到，可能哦，街头人可能赚很多啊，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些人他们是在用他们努力在换取这个金钱的，换取哈，嗯，不过真的很多嘛，嗯，多的话，比如说过年过节，大家一听一定会比较肯给啊，但是通常不会太多啦，但至少还可以过得下去。对我觉得台湾有一个现象很特别哦，就是有两种人在表演的领域当中。 他还生存的，一个是街头艺人，嗯，我我在讲整个收入了啊，另外一个是通告艺人，有听过吗？通告人，有人就靠这个通告费，嗯，上通告费过生活，其实那些生活都都是很不简单的，自己一个不稳定啊，对，因为不是每天都有，嗯嗯所以身为一个街头艺人，还是要有这个热情，还有梦想，对对对，还有个坚强的心脏，坚强怎什么？坚强的心脏，嗯，怎么说？因为你必须要忍受。 也不能说忍受，习惯观众会离开你的视线。嗯哼，嗯，因为他们可能就觉得哦，好无聊，或者是不喜欢，或者是他们等一下有事，他们就要走了。对啊，所以你就要有颗坚强的心脏去负荷那个， <laughs> 嗯，那个声音那个。哎，那你自己分享一下，当时第一次遇到，一定有碰，常常碰到嘛。嗯嗯，就是有人可能呃看一下就走了。嗯，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实？那我就会觉得，心脏怎么强强化你的心脏？ 呃，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的表演不够好？嗯哼，那我就要回去把我的表演修正。等到下个礼礼拜还是有一样状况发生的时候，那我就会继续再接再厉，去把这个缺点给嗯进步或者是修正，这样变成不可取代嘛？嗯，对对对啊，很好，很特别啊！我想最后时间呃，让袁庆来说一说好了，对于啊。 呃，一些年轻的朋友啊，他们要成为街头艺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啊？还有一些要走入这些表演艺术的朋友们嗯，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想要走表演的人都必须要到街头磨练过。 嗯，因为这样你才会懂得怎么跟观众一起呼吸的那种感觉，而不是你自己在舞台上然后很开心的把表演做完。嗯哼哼嗯，我觉得在街头你可以学到很多你可能在你表演当中你不会想到的东西，可能你的反应啊，或者是跟观众互动的能力啊。所以，街头呢，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成长成长的地方。 嗯，那如果你想要多一点进步，那欢迎你一起来当街头艺人。嗯嗯，好，谢谢今天袁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他旁边的朋友 Vivi，也谢谢你今天来。我我相信呢，每一个成功的朋友呢，他背后呢都有很多的故事啊。或许你正在听啊杨元庆的故事，也成为你的帮助，让你能够成为一个特别的人，成为一个台湾的达人。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拜拜。